锵锵三人行，咱们今天又请来咱们香港啊大行家哎， <laughs> 翟建民翟老师，我们称他大佬。 大佬，这 <laughs> 瓷器绝对是香港的大佬，元老，元老，对对对，那大佬自从到我们节目来了之后呢，我们的这个一位姓马的嘉宾呢，就起了不轨之心， <laughs> 所以呢，今天好像有点什么个人……谁 <laughs> 啊？你说我，我以为你说北京那个马海东对啊，马，我跟你说，今年沾马的，哎哎，都挺好，马云不是发财了吗？啊，新年还没过完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我们这个香港这马呀，捡了个宝，马大哥啊，马大哥 他平常喜欢在一些这个垃圾堆附近。 <laughs> 不是，叫人家硬塞给我。我告诉你，大佬，我今天要问你一个可能改写我一生历史的问题哈。我想请大佬见一下宝。我先说几句这个。嗯。我大概二十六年前当记者，我在东南亚那时候东南亚还没开放的，对。缅甸、越南什么哈，我去采访。然后呢，我在缅甸一个菜市场里面，突然有人跑过来，拿着一包东西，就讲英文嘛。 我听不懂的英文哈，他也听不懂我 <laughs> 我我的英文，就问我哎要不要要不要这样，有点像以前在中国大陆哎去不去去不去这样， <laughs> 可是是个男的，是吧？他的男的 <laughs> 要不要？我说要什么？他掏出这个东西给我。 那我我就一看我不喜欢买东西，因为我真的外行，我根本不执着这个东西。可是被他缠着，追了我两条街。嗯，我正要去吃那个那种当地的好好东西哈。啊，算算多少钱？五十块美金。美金，嗯啊，那好吧，哎呀，免得烦啊，呃，那就给他。然后呢，我就带回家了，就这样放着，二十多年。放到现在。那我就想到。 有大佬在，听了你这个故事，我觉得都用不着大佬，小弟我就给你断了。哎， <laughs> 我锤子在哪儿呢？不是翟老师，翟老师看东西可是有个有个法门的，假的当场就砸呀。真的来来来， <laughs> 不是没事，你这是铜的， <laughs> 你是铜的，是吧？哎，咱当场这个见一下宝啊，这个这个，呃，那首先。 铜的就不不不用说了，一定是铜的，是个四面佛，它应该是金边柬埔寨的这种佛的呃雕塑的那个造型。嗯，你看它的嘴呢特别大的，跟我们中国的菩萨的那种嘴呢小很多。嗯，它是特别那个典型的夸张它的嘴。 但是是不是当地那个旅游那个故意作假的那些个工艺品呢？那 <laughs> 是二十多年前，对， <laughs> 二十多年前已经作假了，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工艺品哈 <laughs> 啊？是吗？我觉得很像砍出来的嘛，说起来有有点不太好，好像是从一个真的佛像上面砍巨锯锯锯锯，二十多年前的这个也是下真迹一等了，哎呦，二十多年前的。 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古董啊，它还有一个，尤其是中国的古代书画，很有特点的。这个赝品、假货并不是没有价值，有对吧？你比如说你哎，这个明朝的人模仿黄公望的画，他一样有价值的。我不管它价值，我管它价格嘛。我二十年前这，我跟你说是一个纪念品吧，绝对一百。 就 <laughs> 港币吧，就。 <laughs> 哎，我今天出门前我还跟我老婆说，我拿这个给老大去看哈。老大，假如他鉴定了是价值连城呢，老婆，我菜就不，我我就不回来了。你 <laughs> 你你就不用等我了，我拿着就就跑了。 <laughs> 看来我只好乖乖的 <laughs> 回家。回家回家。可以不回来，就再去缅甸去找他。 <laughs> 但是老大今天来为的，当然不是你这么个破玩意儿。当然当然。老大今天来为的是就是这个瓷器啊。嗯嗯你知道我还听说有这么一个词儿啊，叫“慈母”。母哎对。不是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，就陶瓷的。对。 的母亲妈啊，对，哎，那慈公是什么呀？啊，没说慈公， <laughs> 那慈公现在还没发现。 <laughs> 子宫倒是听过，子宫 <laughs> 人人都有，不是子宫一半人都有，好像就一半人。他这个慈母为什么管一种瓷器叫慈母呢？对啊，这个名字挺特殊的哈，又不是什么特别的什么，给他一个什么珐琅彩、什么彩或者是什么釉什么的哈，就是因为呢，他。执中呢， 多种颜色，嗯，多种颜色，呃，两好两三种，呃，火候的这个 temperature 就是那个火候的温度啊，集中在一个瓶子里边，那这个呢是可以说是在清呃清代里边吧就没有没有发现过的。 你你你你你你看，就是就是这次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呃纽约亚洲艺术周，但是这个瓶子呢是在波士顿拍。对。你看咱们老宅子写的价钱，当现场这个这个起球十五十五万美金，哦，十万美金起起起价啊，十五万啊，二十、四十，突然间有人喊了一件喊了一口八百，一千二、一千五、一千六、一千七、一千八、一千九、两千零五十，然后呃两千零五。 呃，就是两千五十，两千零五十万嘛，万万对，美元嘛，对，美元嘛，然后是两千二百二百万美金，算佣金了吗？没算，两千四百多算佣金。所以这个最后那个价就是你你喊的啊？不不，我没喊到 <laughs> <laughs> 对，他抱着画报就回来了， <laughs> 抱抱了这个书带回来了。哎，你是不是也想去喊喊两首的？那这样子，我去这次去去美国，我是有有心去看他。 当时呢，呃，当然是有个心想去买它，啊，但是你的什么价钱呢？等等哈。嗯。首先我的心呢，就是就是要去看看它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做了古玩行业几十年，可以说不可能有第二次出现的一只这种慈母。不是，听说跟故宫里的，就跟故宫的那只可能是一对儿，那只只能够在故宫看的，就不可能。 有第二次突然间在市场给你近距离的这样又摸又，咱咱们可以看看他怎么摸的啊， <laughs> 来看看看看照片， <laughs> 这个这个翟老师啊，你看这就是翟老师的美人啊， <laughs> 你看这摸的这哎，你说这个是乾隆嗯早期，我我个人认为是只有乾隆早期唐英的时代能创烧出来。 所以我就外行，我就理解他说这话呢，为什么叫慈母呢？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个这个是个底款儿啊，底款儿。它这个底款儿呢，为什么我拍它呢？就是因为它与其他的呃小的尺寸的瓶子哈不同，它是特别糙的。哦。广东话特比粗粗啊，特别啊粗。为什么呢？但有很多圈儿，我们能看到。对。就就是因为它从底胎拉完胚之后没有上釉。 直接上的就是这个松绿的釉，所以就看到它就底胎的底胎的那个原样啊。那这是你你看这又放放倒了。放倒之后呢，我们呢就挨挨个瓷片去去研究去看。那么我们呢可以说是破解了一个几十年的一个谜。嗯哼。哦。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故宫远看的时候呢，那比如说这个冬青釉。 对，呃，皮球花的这个肩膀哈，对。那么这个如果是，呃呃呃，温度来说是一千两百五十六十度的，能烧成这种。那么我当当我近看的时候，哎，怎么没有气泡的？因为这种肉呢是应该是高温的有气泡的，就放大镜看有气泡，它没气泡。没气泡。那么在我用放大镜一看呢，原来它是。 彩釉来的，嗯，特别彩的釉就是低温的颜色，八百度。但是有人说这个东西也有缺点，就是他们行话这叫一个裂痕，叫一条一条冲。有你看有有有有有裂有裂，这个就大大影响了它的价格。这样子看什么东西，比如说你个鸡缸杯有冲，那肯定是大大的影响。对，但是这个瓶子八十七公分高，嗯，八十七公分高，第一点是这样子，第二点。 它呢，从脖子到红色这个釉，嗯，跟豆彩以下的身体呢，它是两节粘的，嗯，就天然在景德镇的时候是分两节烧，烧完了之后呢粘在一起。啊。那么我们再想象一下，哪怕是它是有毛病，嗯，它有条冲啊，对，我们要想象一下，它一百年前，嗯，当这个瓶子离开中国运到。 美国的时候，它的包装运输，嗯，都跟今天的包装运输完全，完全不理想的。我现在有点明白他这个意思了，就是说啊，这个难就难在哪儿啊？你看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啊，这种这个景德镇这个制瓷啊，它已经巧夺天工了，掌握了多种工艺，没错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这个皇帝他有这个一个一个一个野心，就是说。 这是多少种陶瓷的技术？你看它这个画好像有十六平吧，十十六幅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幅。而且你看这里边好像又有这种那个，呃，你看最后一张这个图，刚才我们看到又有这个带裂纹的，带那个冰裂纹的一种，一种，一种，一种效果。你看。 它上面呢，就是最顶上类似于那个宋词里边那个歌歌谣的那个那个那个釉，是吧？叫冰裂纹的。对。下边你看最底下是汝釉，仿这个汝汝窑的那种表表表面的那种冰裂纹，是吧？对。对。但是实际这次你们发现，它是低温的，它不是高温的，并且呢是手绘的开片，是手画的，对，是不是自然裂的那种开片？ 啊，我不明白你说跟宫女的可能是一对是吧？可能啊，对，故宫有啊，故宫，对啊，对对，那你刚说的种种特点，其实他们去考据、去研究故宫的那一个，嗯，不管是高温、低温，还是它多少的陶瓷的呃技术、艺术放在一起，要你们刚的发现，其实可以在透过研究故宫的那一个来获得嘛，不需要等这个出来。其实故故宫。 故宫，的故宫那个是隔了玻璃，嗯，你没可能用放大镜去就接触到，对，并且呢，你有些东西呢，你要手摸上手对上手才感觉到的，才能明确的百分之百才能。你跟大没这个交情啊，暂时 <laughs> 文涛有，文涛对我很多朋友都能去操作，文涛价值挺，他才是老大，原你才是大佬。那还有呢？ <laughs> 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。好，广告之后见。 就将近一点五亿人民币，对，对吧？那大佬，你觉得最后这个两千两百万美金这个价，你觉得值不值？合理吗？还是还是低？我认为，我认为非常合理。啊啊，我还是认为非常合理，因为有些人哈，他觉得他这个品相不是太完美，嗯，比如说他有一个耳呢有修，嗯，那么脖子呢也有条冲，嗯啊，那么也有人说他的彩啊画工啊。 不是太精细，但是这种所谓的缺点呢，我都能接受。第一，呃，有劣有冲哈，这个都是我刚才也说了，它是百年前运输的问题。嗯，这个第一点，我们应该应该能啊想象得到一个那么大的 <laughs> 需要你理解它吧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啊，这个第一点啊，第二点，它所谓的比较呃比较风风伤吧，有点残哈，有点残花残。 但是呢，这个瓶子就等于是这样子，我的理解是这样子，一个很它本身是很漂亮的，只不过这个主人怎么去保护它，嗯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比如说你有自自己一部车，这个车你没有停在有盖的停车场，跟整天拍在露天，风风风吹雨打雨打的，嗯，百年在国外，没有受到真正好的保护它，嗯，那么现在出来了。 那你肯定以为，哎呀，它很花残啊，很很多脏啊什么的。其实，我们细看的话，这个瓶子根本是根本是无价的。好，那关键的问题是谁买的？ <laughs> 啊，是一个神秘的电电话委托买的。大陆人吗？ 百分之百大大陆，百分之百大陆人，百分之百大陆。那这事儿还不能最后算算，得交了钱才算。 <laughs> 交了钱，这个没没还没交钱呢， <laughs> 这咱们还可以再去投。但每个人拿牌得要给十万美金的啊！每个人拿牌要举手的话。 要要要拿给十万美金。哎，我问你，现在大陆的买家在国际上这个名声现在慢慢又好一点恢复了吗？好一点了。人家怕不怕不给钱呢？怕， <laughs> 是不是？现在还有这个现象吗？大陆人这不多不多不，就早几年出过几次这种比比较丢脸的事。那那那倒过来，另外一一个问题哈，不谁买？ 然后往前推，那怎么样出来的呢？假如是故宫的东西，这个瓶子哈，追追得到肯定是宫廷的东西，但跟追没关系了。嗯，跟追没关系。首先，这个瓶子哈，它的来源是通运公司的藏品，这里有有有说明的。这个通运公司，通运公司。嗯嗯嗯。那这个呢是这个瓶子的，呃，一九六四年哦。一九六四年第一次在纽约拍卖。 嗯，就是这个瓶子，而当时呢，他写明这个拍场的藏品呢有这个，在这 Chinese a r 那这是都是很多中国的嘛，对，那就是中国的拍卖嘛，拍卖品那有汤英 and company，哦，唐英。 啊，不是，它的中文名字叫通运公司。啊，通运公司。那么这个通运公司呢，是一九一几年的时候，在美国开的这个公司。那么这个公司呢，是跟张静。 江有关，哎呦，张静江啊，张咱们纪念辛亥革命多少周年，不能忘了张静江。张张静江是孙中山的金主，金主对，一没钱了就给孙中山，那倾家荡产为了革命啊，没没完全就是粉粉不顾身的。 去支持那个对，而且好像还很有意思。这个张张静江啊，他也有这个古董方面的事业。对。呃，那他好像当年有个小弟叫卢芹斋，对对，就是到巴黎，就是先跟张静江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后来卢芹斋啊，成了今天西方搞收藏的赫赫有名的，呃，大哥大级了。大哥大级，当然咱们今天也有人说这卢芹斋啊，也是个卖国贼，也是个卖国贼， <laughs> 就是因为他就是那些年把很多中国的东西都是运到国外去。啊，那么这个公司呢？ 开始以为我以为呢，他江静江跟卢芹斋有关。其实呢，搞清楚了之后不是，卢芹斋也在美国开店，啊，也是一九一几年开店。但是 <laughs> 这个江静江这个店呢，叫呃通讯公司负责人呢是他的侄叫姚呃他的呃呃他的呃外甥吧啊，呃叫姚书来，嗯，他管这个公司。 哦，那么这个瓶子肯定是在一九一几年的时候，他们开了店之后，从中国买到，运到美国去的。从中国买到哈，那时候，所以那时候就是革命之后，辛亥革命之后，之后了。从故宫要搂了一瓶，可能太监偷出来这样。其实这个故宫的那个瓶子，也是在琉璃厂买回去的。那故宫那个品相比它好吗？据说比它好。 啊，那么我们听呃呃耿宝昌先生说，耿老师说，啊、他说，呃故宫那个慈母呢，也是在民国时候流散出来了，嗯，在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琉璃厂买回给故宫的。所以一个在国内，一个在。所以呢？当时一九六四卖了多少钱啊？拍卖，他有记录吗？呃，有，但我们还没查到。嗯，那么可能就是民国的时候，两只瓶子一起一起流出宫外的。 哦，明白吧？对对对，那这现在又是大陆买家，对吧？对，也现在一对瓶子，至少它相会在回回国了，应该中国了，对，应该回到中国了。那么难说，超过一百年这个这个这个那么重要的瓶子，对，对不对？一直漂流在美国，终于终于到回国，只要这位中国买家准时交钱的话， <laughs> 我估计哈，这个是一个新买家，据说是一个新买家，新买家呢一般都靠谱。 嗯哦，新买家靠谱，老了才不要脸。有些有些不新不老的不要脸， <laughs> 这是我们中年不要脸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其实啊，就是这种就是宫里就这么花团锦簇的东西啊，我倒是就不大懂得欣赏，不一定是我的口味。对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这种工艺啊，呃，最近你看，我有一些朋友。 他们就开始到景德镇呢，还是说找一些什么大师啊，帮他们烧自己弄的一个窑。他们想象的就是，比如说我弄一个宋瓷的式样，嗯，烧这一烧啊，他就体会到中国的这个瓷器之难呐。对，烧，你跟你说，你烧一百炉子，这咱这不是叫叫窑吧？对，烧一百窑，你成不了几窑。对，他就是说，呃，你比如说，为什么说这玩意儿难呢？ 比如说任何一个效果，比如说你仿这个，比如说仿乳釉，就像你说的，它都要一个特殊的温度，对，特殊的配方，特殊的。但是你看乾隆的这个野心是什么？它多少种效果？ 它全集于一个瓶子，一个瓶子里。可这一个瓶子，它只能放在一个窑里，对，这么烧。可它这些东西达到效果所需要的温度啊、配方啊那些物质都是不一样的，都都都。所以最难的就是这个了。可是这个瓷母，这是组合了吗？刚你说放在一个窑里面烧，还是说它分了不同的部分？有点像现在现在的后现代建筑啊。啊，分别烧，然后再对每个部分，然后再这样子哈。我研究过了哈。 首先呢，它这个瓶子是分两节，在这里一节，瓶那个口嘴儿、脖子，一一个一个窑，一个窑，红以下是一个窑，我是这样分，我是这样看。嗯。但是你就单单下边这一节，你已经是加了多少种元素啊？多少种不同火候的颜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。 呃，瓷器才能烧得成。比如说，你单单烧这个青花，青花瓷一千两百八十度，整件瓷器要两千两百八十度成才烧成。嗯，好，青青花烧完了之后，你还要加那么多的颜色，对，每个颜色都有一点点的区分的。对，那我算你一个颜色烧烧造成功，呃，算算是八百度，一千两百八，然后再八百度，然后再描金。 对，金，金是七百多，那么就把两次烧造成功了之后，最后再上金，再烘烧，才完成。这不定得烧坏了多少个，因为一点不行就作废了，稍微温度一高就糊了，稍微温度一高就糊了。对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，说那个皇帝哈，啊乾隆还是谁，就轻轻说一句， <clears throat> 我希望有个奇迹，是集合什么样的艺术啊？嗯，那大臣当然去找。 最好的工匠哈，哎，皇帝要特别要一个什么？结果那个工匠花了三代人，嗯，去烧了一个符合皇帝的要求，OK 要求的哈。然后可能他每一代都比较短命， <laughs> 皇帝还没死。那最后那个东西啊，那个精品啊，献上去，献上去了，皇帝呢就瞄了两秒钟，嗯，啊就 OK 了，哦，嗯，啊不错。 就这样，就这就没了。那那个那个师傅的三代的心血，每天烧完烧完烧完。我跟你这个陶瓷啊，它就是全世界性的这种宝宝贝。你我在这个英国的一个呃皇宫里，呃好像是温莎堡啊什么的，我看过这么一个柜子，这是为了皇帝的，因为为了英王的一个什么一对兄弟俩的陶瓷公司啊，就烧这么一柜子东西。代瓷器啊。 但是我看他那个说明啊，破产了，就是为了 <laughs> 烧这一柜子给皇帝烧这一柜子瓷器，兄弟俩这多年的公司就破产了。所以在古代啊，要就比如说我是烧烧瓷的公司哈，就是一个作坊啊窑，每一窑我们都要先点烧烧窑之前，我们先要求那个窑神，求对求神拜神啊，去求窑神，给我们这一窑能成功能烧造那个那个顺利对。 但是哈，每一窑，哪怕是今天，我前段时间才去河南去学习了。今天刚好我去的时候，有一窑，呃，柴窑的瓷器，嗯。